锵锵三人行，哎呀，我现在啊是刚刚起床，比较容易哭，所以你看我今天早上比较容易哭。呃，对，比较容易哭。我今天早上一听这个歌，哎呀，我又哭啊，我我我我分不清我是哭高仓健还是哭这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你那时候还很小吧？哎呀，但是狂热呀，就他一点感觉都没有。 这是在你出生之前， <laughs> 是吧？对啊，我昨天想说，大家说以前说八十年代要嫁要嫁高仓健，对不对？我就想说，可是不是？我先问你，高仓健当年在七八年的时候，在台湾没有同样的轰动是吗？台湾有，我我听过这个名字，的确，因为他毕竟是这个三好几届的影帝，所以我听过这个名字。可是你说那个电影现在台湾并没有像就是这么反复播放，我跟你说，台湾人不可能梦到。 <laughs> 他在我们心中，就正如你们可能都很难想象，邓丽君在我们心中跟你们的感受不完全一样。嗯，因为是什么呢？一九七八年呢，《追捕》这部电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部引进的外国电影。同时两部，另外一部叫《望乡》，也是日本电影。哎，为什么先引进日本呢？就是这两部《望乡》跟《追捕》轰动。 哎，你说那个时候思想叫解放，《望乡》跟《追捕》加起来就是凶杀、暴力、色情啊。对，《望乡》是《望乡》是讲一个妓女，讲一个日本妓女在被日本派出去到东南亚，呃，卖淫赚钱，但她最后死的时候，脸要朝故乡，就埋葬的时候那个墓啊要朝着日本的方向。 细腻哦，是，很感人呐，这跟我们《金陵十三钗》有的一比啊。我现在还记得《望乡》的那个老婆婆，她叫阿信呢，还是叫什么？不是，阿信是另外一个 <laughs> 阿信。她最后那个哭的那个声音呢，就萦绕在我耳边呢。你知道，就是，徐老师比较迷《望乡》，我是比较迷。 <laughs> 不不， <laughs> 也迷追，也迷追捕。我只是说，你说一部嘛，我跟你指出两部同时上映。你知道，就是。 大概七八年，你想文化大革命，我们在八个样板戏啊，我们哪儿见过什么？那就像一堆酒汉，这个的的什么饥渴呀，就是哗一下来了一个。而且你要知道，他特别有意思的是啊，我不知道这个时候我很想知道唐国强老师的心情如何。 <laughs> 你们可能都不记得，因为在当时啊，这个追捕啊，某种程度上给唐国强造成了一个打击。 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啊， <laughs> 因为唐国强那个时候，你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对年轻男人的偶像和美感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可以给你看看，又听，你你可以看看，这是那个时候徐老师肯定很亲切了，对吧？ 这是唐国强，你知道吧？左边那女的叫李秀明，我还迷过一阵呢。那个、那个、那个时候，你看喜欢的女的稍丰满。李秀明还演过春苗的女。孩，李秀明对文革当。中，这个唐国强就因为演了这么个《孔雀公主》里边这么一王子吧，被人家叫是奶油小生。嗯。你再看下边，嗯，这是那个你你瞧这张海报，他他唐国强，当年是这个分不清男女，你简直都。你再看下边。好有趣。这是郭凯敏，这是那个时候流行的帅哥。 呃，你再看，还哎，你看唐国强到现在，唐国强现在演毛泽东，你知道吗？你唐国强这个是已经是呃这股潮流的很晚的时候了。他之前哈有一个很长的渊源，就是呃男一号啊，要靓仔，要帅哥，之前有达式常、梁波罗，那都是非常就是美男子啊。王新刚哎，王新刚是最典型的，那个时候的女性。 要嫁要嫁嫁王新刚，再早呢是孙道临、赵丹，就是这一路就是男一号，叫不仅要正气，而且要帅要漂亮，被高仓健给毁了， <laughs> 这个潮流啊，活活给高仓健给毁了。到了这个唐国强就这种奶油小生，小花他最有名的是跟陈冲、跟张瑜演的小花。陡然间，但是我要请又廷比较一下，我跟你说，其实我现在作为一个中年男人，我认为。 你们所说的当时这种硬汉和奶油小生的区别啊，呃，不见得是那么回事儿。他有可能啊，是欣赏青年小伙子这个小小鲜肉和中年男人的区别，因为《追捕》里边高仓健的这个硬汉，雕塑一般的这个皱纹这个线条啊，它是一种中年男人的。 一种调调，实际上你看，我再给你看一组高仓健的照片，你再看，高仓健年轻的时候，你说这不就是日本唐国强吗？他年轻的时候也是面部线条很柔和，你也可以说是挺有点奶油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，男人岁数再大一点，你瞧，男人岁数再大一点，你再看，你瞧，魅力出来了吧？然后你再看他老老了就这样，然后又婷，你可以接着再往下看今天的日本的小鲜肉。 又是什么样的男男人的款？我你们再接下来看，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这是今天日本的《小时代》偶偶像，个个都跟郭敬明似的，是吗？然后你再看下边，你瞧，这是今天日本的这种男男的啊，这是男的。然后你再看，你瞧，男的，你看了这一组男男色的展示。 又听你的观感如何？所以唐国强那个年轻时候到现在，他可以再红一次。因为、 <laughs> 你怎么会这么讲？ <laughs> 因为就现在又流行奶油小生啊！现在我哦，现在又流行。因为你现在看什么韩？对，不过他已经老了。我说他那个时候的样子，如果现在再放到现在，哎，又一个轮回，有没有？大家又喜欢奶油小生。现在的韩剧、日剧的男孩子，就像你刚才看到的。我现在如果说韩剧男生帅，我的男性朋友不是说吗？每个都说你就喜欢个女的， <laughs> 就觉得每个男生就头发遮到这一点都不这个。 现在现在的潮流是这样，现在你看男装啊，你你去看时髦的好一点的男装，我总结出来的规律，第一就是比原来的尺寸小一号，第二就是像女装，还有腰线，对不对？就基本就是男的装像女装就变成时髦，Joyce 都是女装，南部都是女装。是是是是是，对啊，我买的这个衬衫我还得改呢，啊，要不然我那个全都小一号，你原来什么号，现在小一号。 哎呀，你穿这个西装要把外衣脱了，后边鼓鼓囊囊一块，说这怎么能行呢？我说那要怎么着？他说你买衬衫肯定是要改啊，改的。后来我发现改的呀，只能站着去主持节目， <laughs> 不能坐，根本就。哎，所以你知道今天的年代真的是，呃，其实我倒觉得啊，在赏男色这方面呢，它是一个很特短暂的时代轮回转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现在的人就是喜欢年轻。 可是实际上，男人的偶像，你哎，我这么跟你比，中国近百年来，年轻人当中男人的偶像是是谁？其实是偏岁数大的人。真正你看啊，五四运动的时候，偶偶像是谁啊当然是胡适，对吧？胡适的那个时候是二十几岁，但除了胡适，鲁迅呢？ 呃，什么那个时候的那些大学者，呃，李大钊啊，陈独秀啊，这些人是青年最崇拜的人。但是你看，他们是有知识、有文化、有年龄的，包括这个，你知道新中国就是就是，当然有了共产党以后，一直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你知道几十年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的年轻人，他们的偶像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毛泽东，而毛泽东是个中老年人。 你知道，就是说，在百年内，其实，在很长、大多数的历史时期内，毛泽东也是个帅哥。那时候没人崇拜他。井井冈山的时候，延安的时候，毛委员的那个形象。那时候没，但没人崇拜他。他其实是个比较女性化的一个形象，你知道吧？他作为一个男人啊，这个毛发啊，各方面的长相，他到老了，人家也不说他是严峻，说他慈祥。嗯。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偏女性的这么这么一个长相，你知道。就是说，你知道，今天崇拜年轻的男人为偶像。 这在这一百年的中国青年的这个 <laughs> 偶像史里，其实是挺短的一段。但这个青年的偶像，你说男生崇拜偶像不是看外表吧？你们刚才讲，其实都是因为他们的才学或他们的能力。嗯，你说现在青年的偶像谁？马云 <laughs> 对吧？就是科技科技大佬这些。态度转回去反思以后，态度转变。 但我是说，你不至于形象上的偶像就是马。你这样选，我意思是说你不会，男生选男生，他不就是男人崇拜男人，他不会是说因为他长得怎么样。但是我还是作为一个中年男人，我还是要固执的说，就像这个《北平无战事》，我不是说青年演员演的不好啊，但是这也不是我说的，徐子东经常跟我私下里讲， <laughs> 要把人家都下死，怪到我头上。对，哎。 你看这个《北平无战事》里的这个老老演员和这个年轻的偶像演员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东西就怕站一块儿。你多大的偶像，多大的青年偶像？但但我跟你讲，不同的观众群不同的反应。你看《北平无战事》的是中年以上的人。 现在年轻的观众啊，都看《红高粱》，我活活把一个粗犷的红高粱，现在改成都是小鲜肉红高粱啊！你现在看见没有？ <laughs> 那胡子画上去的像都不像，那土匪哪像土匪啊？是是是是，文工团呢？是他们胡拍，但是呢， <laughs> 就是我就说这个，即便是年轻人也是有目共睹。你让他们看，他们都夸老演员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你我觉得人呢。 人有一个基本的常识，某种东西谁都不能不承认。我就觉得，就是说，这个，你要是喜欢古董，你就能明白这个道理。岁月本身就是力量。一个中，你看中年的这种老演员和一个年轻的帅哥俩别在一块飙戏，我就说，为什么黄晓明管见了周润发叫爹呢？当然这是，他周润发也有小靓仔的时候，你别忘了。他他他开玩笑了，就在宣传活动上表示他很尊敬、很很崇拜，就是这个你没有办法的。 你你你说哎你你要是你你觉得高仓健，和刚才那日本那细节戏，我爱高仓健，你还是高仓健，这是年轻人， <laughs> 这是有水平的年轻人，在被你的诱导之下， <laughs> 没有没有，这是真的，是真的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，全看中年男人，徐老师追捕的时候你干嘛呢？带着女朋友在电影院看好几遍吧？ <laughs> 好像还没呢。 <laughs> 好像没有， <laughs> 没了你更倒霉了。 <laughs> 那个时候女的看完之后，都对自己的老公不满，对都要找，就说要找高仓健。那个时候非常讨厌人家叫你是奶油小生，是，所以呢，他们说要用什么保护肤霜啊之类啊，我坚决不用，多点这种沧桑感嘛。对，直到过了若干年以后，直到有一天家里的人说够了，够了，没有人说你奶油小生了，放心了。 但是 <laughs> 我们也不开玩笑的说，过去几十年最受欢迎的日本人在中国就是高仓健，没有第二个人选。最受欢迎的一个日本人，到今天为止，在中国人心目当中，高仓健代表了你刚才讲的一种男性的形象，嗯，代表了一种先进科技，因为他这个电影的整个拍法，当时中国人样板戏以后，开掉。 代表了一种先进文化，因为这个人物的善恶这种描写啊，嗯，完全突破了一看就看得出的好人坏人，他是一个被追捕的对象，被认为罪犯，挑战警察，但他心中又是一个英雄，这么一种一个形象，对于我们自己的文艺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。反过来哈，他在日本地位也很高，对，日本 M H K 他的去世的消息啊放在头条，对，但是报道的角度完全不一样。 在日本人看来，高仓健一辈子拍的很多的电影啊，追捕是很不重要的。是是是是，啊，什么那个黄手绢呐，什么这这这些东西才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。日本人怀念他是因为他拍的片子啊，正好是日本的经济成长期，而且那是日本人的一个黄金时代。而且他们还算了算，说刘德华就算是这个勤劳了哈，拍了一百五十多部电影，他拍了两百零四部，而且都是大多数都是主角儿。 这就是，所以说他在日本被称为“云上”的人，就认为是神。在在日说日日要，所以在日本他也是熊猫啊，国宝啊。但就是，但是他这个演技呢，又没法学。当时就很多中国演员开始也学他了。嗯，学他的诀窍就是不笑嘛，就他的电影电影从头到尾就不笑，就没表情。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谁啊，拍那个方叔他们拍一个日出。 找了一个男演员来拍那个秦白露的原陈白露原来的老公，从头到尾就装的不笑， <laughs> 人家看的人喷喷拼命喷饭，就喷笑，因为你装的不笑那个样子，从头到尾那个样子没有用的。反正那个时候女的都是看了这个电影啊，全国女的都要找硬汉。 那个时候就是，而且其实这个本身啊，还反映了一个我们那时候是比较土。比如说穿个风衣就很 <laughs> 就没见过，就是高仓健的风衣嘛，墨镜，戴着大墨镜。那个时候男的，那街上的男孩子全这么穿，一个个都是大墨镜，半大的那个风衣嘛，十万件的风衣 <laughs> 有个厂生产了，半个月卖，很快。文艺界就有个词讽刺了，就是描写，就是讽刺那些作家演员模仿高仓健，假的模仿叫。 往胸口贴假毛， <laughs> 对，往就往往胸口， <laughs> 就就又往胸毛的毛啊？他有胸毛吗？没有，高仓健好像没有，没有高仓健但是真优美没有，人没有。 <laughs> 哎，刚才那女的你没看啊？真优美，我跟你说，我为什么喜欢，我为什么喜欢张曼玉，就骑在马上那女的，嗯，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张曼玉有点像真优美，我觉得有有点神似。嗯。 有点都是那个小豆豆眼儿，你知道吗？都是小豆豆眼儿。到最后你看，骑在马上这个杜秋说：“你为什么什么救我？”那个时候，甄由美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尤其是那个配音演员，是吧？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的电影都还配音呢。应该红的是配音演员吧？因为我看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个。邱玉峰就是那些人。毕克，毕克就是配这个高仓高仓健，而且他跟高仓健好像还是身高都一样。嗯。 年龄好像也一样什么的，反正特别巧。不，高仓健本来没有要当演员的耶。他说，我刚我那天昨天因为就是想要研究他一下，我就看了一下他的一些视频。他访问他说，那时候因为他碰到二，他有碰过二战嘛，还逃过这个就是战争的痛苦。然后他就说他从这个乡下来到了东京，然后他妈妈就跟他讲说，你不应该去东京，你应该在乡下种田，你不应该到大城市去。但他不顾一切到了，然后他就很穷，穷到最后人家是跟他讲说，听说去演戏可以。 可以挣点钱，所以他是因为他说饿到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吃饱了，所以他就跑去演戏，然后就去东映公司，那时候就是日本第一家的电影公司，他就进去应征，然后他们就受训一个半月，他就开始演戏了，就演出来了。 <laughs> 所以，他不是说从小就有表演欲什么，他没有，他就演员就是天生的，这个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而且高仓健的这个这个演呢，我觉得他有一个怎么说呢？ 你看，有一个人讲的，有个教授，好像在在在日本的哈，他写一个东西，他说这个角度很有意思，他就说啊，这个这个呃，比如说呃，日本好像有一个搞一个这个颁奖吧，大概就是三个消防队长，大概发生了灾难，然后他就看到这真实的，然后就有人人问三个消防队长说，呃，你觉得这个谁最危险哈？这个这个队长，三个消防队长啊，就沉默了很长时间，然后说队员。 然后接下来足足沉默了这个十秒钟，然后眼泪流下来，咬着下嘴唇，就是说我对不起队员的家属。当时看到这一幕，真实的一幕啊，中国人会觉得怎么这么像高仓健？你知道吗？所以后来这个教授的结论是什么呢？很多日本人的这是就高仓健的这个，实际是日本人的集体表情。对，他是不是日本人的某种集体表情？日本人呢，崇尚克制，就一个男人啊，有什么天大的委屈啊？ 你不能随地吐痰，到处流泪，你要克制，要要不形于色，就这样。对，现在克制的高仓健终于要走，融化，真的融化在蓝天里了。我再给你看一段我们能背的对白，你可以看看。不求，你看，多么蓝的天，走过去，你可以融化在那蓝天里。 一直走，不要朝两边看，明白吗，杜秋？快，去吧。 被害真相我清楚了。我看这两天我这个微信朋友圈，他们就传这个高仓健哈，就是他的这个死啊，大家在聊出两种美感。嗯，一种就是都在传张艺谋说的这个叫“士的德操”啊，就是说这个，但是其实你注意到没有，就是好像张艺谋啊对这个远远的鞠躬非常感兴趣，就都是说这个高仓健自己拍完了戏也不回去休息，但是又怕干扰导演，在几百米外的自己站着。 然后他们走的时候，高仓健远远的鞠躬。有的时候张艺谋到机场，对吧？高仓健要送他都不知道，但是高仓健可能在几百米开外的就就鞠躬。其实这也是日本人。对啊，我在想这是日本人基本的礼貌来的。对啊，其实，在台湾有一点点这个可能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日本殖民的影响。像我以前当艺人的时候，这个是被国呃。 <tsk> 就是我觉得是片场的一个规矩，就尤其是新人啊，你来的时候你必须要先去跟导演说早安，然后呢，你要再去跟摄影师说早安，然后说完了以后你才可以再去跟化妆师说早安，然后化妆，化完妆以后，尤其是新人你要走，如果除非你下面有通告，没有你就是等等大家都收了以后，便当最后一个拿，然后还要也是要走了以后要去跟导演说谢谢导演今天的指教，谢谢摄影师今天的拍摄，然后全部都谢一轮以后我才可以走的。 所以我就想看到高安，我但但只是说大家可能觉得他到了那个位置以后，他还是有那样的一个礼貌。但我觉得就是日本，你如果到日本，不不一定是礼貌，就是说这个人呢，确实是一个特别。哎，在中国古代就很讲究这个诚与敬嘛，就是你是诚心诚意的，比如说可能为了张艺谋这奥运会开幕式。 自己在日本找个庙去帮他祈祷，希望他开幕式成功。这个东西是是讲心的呀，对吧？不过虽然中国人这几十年这么喜欢高仓健，但是回头来想，这几十年中国的男演员哈走这条路子的人真是非常少，你发现没有？中国现在走红的演员要么大牌的就是丑角，也也有不少，就是葛优啊啊啊黄渤啊，就是就是就是孙红雷算不算？ 丑角，要么就是那种年纪比较大，就是演这种，呃，勾心斗角戏的， <laughs> 演这种就是这种这种眼睛眉毛都全是戏的那那种。张涵予算不算硬汉？对，孙红雷算吗？怎么怎么？着跟高昌健好像完全联想不起啊！大当然， <laughs> 完全联想不起来，就是说，真的我还是回想到以前的王心刚啊啊孙道临啊这个范儿。 哎，就是高高，就是中国的男演员里边，现在大牌的比较接近的是，呃，王志文、陈道明这种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高仓健聊什么呢？就是孤独的美学。对。他设计他自己这一生啊，这个人深居简出，一辈子啊，可能只跟一个理发师有交情，就很少跟人交往。所以啊，你这个演戏跟做人，他还是有距离。最后。